陈果现在恨不得立刻就见到这两个家伙一味错过和星星战队一起夺冠而悔恨的样子，甚至把这当成了努力的一种原动力。此时，大声督促着星星的诸位都打起精神。当然，所有人也都积极面对。此时，互相提供着账号，忙碌着，却是把本尊角色上的装备往马甲号上转一下。 马甲号的装备水准比起本尊差距不小，为了利益的最大化，星星的诸位并不介意将马甲号的实力也临时提升到极致。所有人的角色都有对应职业的马甲号，只有两个人例外，一个是莫凡，这家伙自带马甲，就是他拾荒时用过的刺客角色莫白。这家伙不知什么时候也练到七十五级了。 这时大家都在用马甲号出战，他也没去找星星要号，直接就把自己的墨白给拿出来用了。再一个就是叶修了，君莫笑这散人号现在实在找不到第二个，叶修也没有专门找代练再出一个散人，其实就是想，恐怕也没什么人能代练的出来。 散人需要五十级时就完成神之领域的挑战任务，进入神之领域练级，这可不是寻常人能办到的事。不过有没有散人对叶修的影响真不是特别大。众人挑剩的职业，他随便拿了个装备还算不错的就用了起来。人员照旧，职业装备基本照旧，那还有什么好说的？ 又是俯视众多玩家的成绩，一组又一组的诞生了。众俱乐部工会一看，全是来自星星的家伙，顿时就心领神会了。这种手段他们也在用啊！这种限制次数的活动奖励，理论上会比无限制的活动要有价值。俱乐部工会也会给工会水平高、核心玩家想办法多配点号来使用的。 现在星星也是如此操办，众人虽然看得各种烦闷，却也没办法拿这个说事儿。就在所有人继续痛恨星星的时候，这天下午略迟一些的时间，突然又有彪悍的成绩刷上了榜单。各大公会都有点麻木了，开始以为又是星星战队的人开了第三个号，结果点去一瞅才发现，这次真不是星星了。 这次是嘉王朝的，嘉王朝哪有这么厉害的人呢？作为多年竞争的老对手，诸多工会都特别清楚。此时再一细看，刷出成绩的嘉王朝这批角色的职业，好像和嘉世战队现在的职业构成特别的类似啊！众人无奈了，星星和嘉世两个打挑战赛的低等队伍。 现在圣诞活动的成绩远在他们之上，没办法，谁让人打挑战赛不用他们应付职业联赛那么尽心尽意呢？各大工会也很希望他们的选手能来一展身手，但是谁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两家工会刷出的成绩，大家只能干瞪眼了。今年的活动排行榜奖励，看来和他们是无关了。 家事的人，各大工会都看出来了，星星这边当然也不例外。不奇怪，叶修说着，连我们都这么有时间，更何况他们？这样的话，榜单有的一争呢。魏琛观察着目前的榜单成绩，从队伍排行榜到单人排行榜，双方的成绩咬得很紧，这种一双两双的差别。 没到最后，实在无法让人当做是什么优势。做好我们自己就好，别想太多了。”叶修说着。第一天的活动就这样结束了。队伍排行榜上，魏琛所带的迎风布阵小队五十五双圣诞袜的成绩依然位居第一。不过，第二就已经不再是君莫笑、包子入侵这双人组织的五十一双了。 家王朝这边明显是萧时钦带着的一队，以五十三双袜子排在第二。他们之间这两双的差距真的很难说明是谁比谁强。但是有一点，迎风布阵小队和君莫笑小队都各有爆了一次大满贯这样的人品，家王朝这边却是三次相对稳定的成绩拿下的成绩。 如果失去这不错的人品呢？星星后开的马甲队似乎正在说明着这个问题。五十一双和四十七双的成绩似乎就是缺了大满贯才逊了一些，而这成绩已经被莫敢回首和谁不低头的双人组合咬得很近了。无论如何，也不能输给他们。这是陈果以老板身份下的死命令。 虽然家世也是他现在很敌视的一个对手，但目前莫敢回首和谁不低头输出 O T，陈果仇恨暂时转移到了他二人身上。次日，十二月二十六日，星星诸人再上游戏，下意识的都翻开排行榜单看了看。榜单变化不大，但总还是有一点。 由此可以看出，昨天那些能拿到三十多双袜子的队伍，或是拿到十多双的个人，也都有一定的运气成分。又一天通宵再来三轮，他们就已经无法复制昨天的成绩，变好变坏都还是有一些的。加上他们已完成六轮活动这样的数量优势，暂时性的，他们当中有一些队伍或个人领先起来。 不过，即便是他们自己都知道，这是他们数量上的优势，只不过是暂时的，除非今天星星还有嘉王朝不会来进行任务。嘉王朝还来不来？叶修不知道，也不准备去知道。总之，他们轻轻松松的开始活动，这第一轮结束就已经完成全线逆转。第二轮时，又多了一个逆转凑热闹的。 莫敢回首和谁不低头，也是通过一回合的活动，就将经过六轮艰苦奋战才占据了一会儿矛头的队伍纷纷甩到后边去了。这两个家伙真是太嚣张了，陈果说道。叶修哭笑不得，人也是照常尽力做着活动而已，何来的嚣张啊？陈果看人不顺眼时蛮不讲理、乱扣帽子的本事着实不小。 随后进行第三轮，进了地图，随意拉开还是空白数据的榜单，扫一扫，都是些什么人？成了参与这活动的一种惯例。结果这次叶修点开榜单，顿时脱口而出：“这么巧！”莫敢回首，谁不低头？叶修赫然看到了这二人的名字，与君莫笑、包子入侵一道。 唯二的两个双人小队并排列在榜单之中，教训他们，陈国顿时就兴奋了。目的是抢袜子，叶修说。这种理智和平静，在这种时刻让陈国特别闹心。好在他了解叶修的行事准则，继续怂恿。他们肯定会成为绊脚石的。所有人都是绊脚石，不像他们那样巨大。那倒未必。 还是看清形势再说吧。也就说着，扶了扶耳麦，貌似准备全身心投入游戏，不再和陈果说话了。结果转头就是一声大吼：“包子，你往哪走啊？那边好像有人。”包子也喊：“不过老大，这次风没有那么大，好像不需要这样大声讲话。虽然这样讲话确实很爽，低调行事啊，明白。” 包子应声，同时，控制的包子入侵已经开始蹲下身来行走，果然特别低调。十双袜子刷新待检，叶修和包子没有发现，其他玩家好像也一直没有发现。平静持续的时间有点过长，这种时候大家都会认为是地图的错。这次的图不是暴风雪，是风后出晴，于是阳光明媚。 照的雪地又白又亮，无法直视。不知多少次，一双袜子就因为晃眼晃的人泪流满面而被错过了。哎呦，真伤神啊！包子抱怨着，特别加重眼部疲劳。哎，谁有眼药水啊？包子还挺重视保护眼睛，不过他的话通常都是不被当回事的。于是大家虽然都听到了，完全就和没听见一样。 结果就见某个位置手一扬，一小瓶眼药水朝包子这里飞了过来。包子伸手接了个正着，朝那方向一看，人连头都没露一下，但那一排电脑坐着的只有一个莫凡而已。哎，还真有带着的啊，专业高玩！包子称赞着，然后翻看水中的眼药水瓶。哎，怎么用啊？ 你这样用？一边的唐柔问了句，似乎有些担心不知用法的包子会把这小瓶眼药水连瓶吃了。来点，仰头闭眼。唐柔从包子手里要过眼药水，呃，闭眼还怎么用啊？包子一边问一边去，这样已经做了。唐柔左手过去撑开他眼，右手举着小瓶，转瞬滴完。好了，别动。 眨眨眼，不愧是小唐，手速一流。哎，你看我眨眼的速度怎么样？包子一边说着，一边狂眨眼，很厉害。得到称赞的包子眨着没动，继续保持仰头造型的他，顿时像个流鼻血的。包子，你忙完了没有？啊，老大，你要不要来点凉凉的，很舒服。不用，快点继续游戏。哎，真遗憾。 包子叹息着，继续操作他的包子入侵，紧随老大君莫笑的步伐。这时候，终于有一双袜子被玩家拾取了。众人第一时间从系统消息看到他的名字，第二时间去榜单中翻出他全队成员的名字。这已经是经过了一天后所有人做这活动的一个经验之举了。再然后，这一整个团队。 都会被攻击掠夺的目标，因为没有人知道他们的袜子会不会被转移。雪谷峡道口，目前唯一一支拥有袜子的小队和两个不速之客不期而遇了。战斗打响，枪声震天，接连不断。片刻后，系统消息：莫敢回首，失去袜子一双。 这个时候，被拾取的袜子总数依然是一。